那你可知，你师尊如今在何处？他与葫芦姑的约战又定在何地？这一战定在了半步峰。幻月宗离半步峰不远，有处别庄，啊，就是你也住过一段时间养伤的那种。我想师尊应该会提前去那里落脚的。半步峰。师尊，沈乔来了。 拜见师尊，坐。身体感觉如何？多谢师尊关怀，弟子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来，手给我。上轿，上轿。啊啊！啊！玉道友也随边道友去客舍歇息了。 门外还有一位青城山纯阳观的弟子，你要见吗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青城山纯阳观苏桥，见过沈道长。 <laughs> 苏公子。啊！恭喜沈掌教，我来时不知你已重掌玄都山，是以未准备贺礼，还请见谅。多谢。 不过此事，本也没什么可恭贺的。倒是易馆主和秦老夫人还好吗？师尊闭关了一阵，不过现在已经出关了。家母在青城山也住得习惯，一切安好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师尊的信，他让我教育玄都山的长教，沈长教，请过目。易馆主邀我。 去观夜无师与葫芦姑的决战。嗯，看来沈掌教已经知晓了。对中原武林而言，这一战不仅能见证谁是天下第一人，更意味着突厥与中原武道分出高下。届时定会有不少人前去离半步峰最近的鹰悔峰顶观战。 <sighs> 我非葫芦姑的对手，只是没想到，最后要挟制他。 却得靠燕无师。唉，二十年才过去，葫芦谷重出江湖，齐道尊之后，却再无齐道尊了。啊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并非有意看清神掌教。无妨，这都是事实。还请你回去代为转告令师一声，我们应悔封见。好。哦，不知秦老夫人。 是否也要前往观战？啊，家母说往事已矣，不愿多见故人，应该就不会去了。也罢，那代我问候令堂与令兄。啊，苏公子千里奔波，多住几日再回去吧。啊，也好。呃，说起来，若无燕无事。苏家就无缘结识沈长乔了。 这一战，希望他能赢吧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十七集。 师兄，嗯，你今日就要回长安了，不等沈乔一起下山吗？沈掌教一日万机，来访的人前脚刚走，下一个后脚便到。我若一直等着，幻月宗的事务谁来打理？可他这么忙，还抽空收了个徒弟呢。就是收徒眼光不怎么地，瞧那段英的傻样。那个段英，我们九牧玄都子府风采想拜入门下。 但这时间来得不凑巧，不知能否请山小子道长代为引荐。段英资质一般，人却文厚，在不知道我们身份的情况下，仍能以礼相待。可别说跟我比了，跟元婴比都差远了。我说，你还是闭嘴吧。嗯，我又干嘛了？我说的少，错的少。算了，你要是懂得，今日就不会被师尊叫来送信了。 怎么也得入朝助我才是。师尊约战葫芦谷，我就是不送信也帮不上他的忙啊。这种生死之战，更有可能以一人的性命为终结。以师尊之能，我信他会有办法化解危机。但若有万一，只要幻月宗一天还在，就一天都得有人来操持。哎，师兄，嗯。 当日沈乔与坤爷在半步峰约战，我兴致勃勃，师尊却毫无兴趣。想是到了他这种级别，已经能直接推断出双方高下。可这一回，谁胜谁负，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哎，要是齐凤阁还在就好了。好你个头！嗯，别老直呼人名字。还有，你送沈掌教去半步峰下的别庄时，路上记得客气些。 哎呀，知道了，可那也得等他领新收的宝贝徒弟入了门，给长老们安排好事务，跟合欢宗的妖女叙完旧，肯动身了才行呀。白蓉来了，不是，听说来的人叫冰贤。在下合欢宗弟子冰贤，这次奉命前来，一是恭贺沈道长重掌玄都山，二是再过十日，我派将举行新任宗主的继任大典。 特请沈道长前往观礼。继任大典，你们宗主不是桑景行了？ <laughs> 桑宗主已死，宗主之位由他的弟子接任。白宗主说，他与沈道长您有过命的交情，这继任大典不请谁也得请您啊！你们啊，不敢有辱沈道长亲耳。冰弦入合欢宗之前，是被桑景行掳在一池雪寺的良家女子。 他死后，我才得以解脱。桑景行自打被神掌教刺中后背，回去不久便伤重而死。合欢宗人心惶惶，宗主为大局着想，才接下重担的。桑景行虽死，门中还有其他长老吧？旁的不说，袁秀秀的弟子萧瑟也有一争之力，他就没有异议吗？宗主之位，有能者居之。 长老们自然只能听命，若是不肯听命，那就是违抗宗主，要按门规来处置的。至于萧长老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既愿一心为本宗办事，宗主必会重用。嗯， <laughs> 宗主还有些话，命我转告沈道长，请讲。 <coughs> 沈郎，我知你不喜合欢宗男女双修的风气。 从前我没法改变，如今当了宗主，自然要一步步将他移除，连带桑景行生前掳去作贱的那些美貌女子，我也都一一放了。愿意留下的就让他们留下，这样你可满意？不过双修秘法毕竟是练武捷径，许多人不肯放弃到嘴的肥肉，我也无法在一夕之间完全废除，毕竟门中还有不少人等着看我倒霉。 总要慢慢来的，哎，你可不能瞧不起奴家，再以此为借口不与奴家往来了。请娘子代我转告，就说玄都山恭喜白宗主继任。不过，贫道明日便要出远门，贵派的大典，贫道怕是无法亲身前往了，还请白宗主见谅。神女有心。 奈何襄王心如铁石，我若摇摆不定，言语暧昧，反倒是误了他。惊鸿一瞥误终身，从此人间俱无情。啊，沈掌教的话，冰弦一定带到。贫道也祝白宗主得偿所愿，开一宗之新气象。 美貌无双，又武功高强，还愿意为了一个男人改变本门宗旨，天底下谁能不被感动呢？唉，他这人，感动自然是会的，但心底却不会动摇半分。可这世上，总还有一些人、一些事，是值得去等待与付出的吧。 沈掌教，别装到了，这处啊，你上回是横着进来的，出去时又是两眼一抹黑，大概路都不认得。这回啊，倒可以顺便看看风景了。哎呦，二郎君回来了啊，把沈掌教也带来了。嗯，啊，这是别庄的大管事，你可能没见过他，但他可是知道你的。 郎君说的是，如今整个武林都在传颂沈掌教的事迹呢。大管事过誉了，不行，阿秋，那个别爷。这是啊，主人已在此等候多时，沈掌教，请进来。 想喝？你，阿乔，到旁边去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让人开了一坛桑葚酒，这还是我十年前埋下的。你这小鹿有名字吗？ <laughs> 有，叫阿乔。 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吗？我听说你与葫芦国约战，是？你在担心我吗，阿强？ <laughs> 我有件事想与眼宗主商量。哦，沈掌教如今身份贵重，何事需要用上“商量”二字？ 与葫芦姑那一战，我带你去，可否？嗯，你上次已与他交过手，我知道。但二十年前他与仙师一战，二十年后，理应由我代替仙师，与他继续这一战。 <laughs> 你觉得我是为了引开葫芦姑？ 不让他找你的麻烦，所以才下战书的。我听说，你的魔心破绽其实还未修补好，与雪婷一战，雪上加霜。边岩没和你说的。嗯，上回你自己探过脉，我的伤并无大碍。不信你再瞧瞧。但从脉象上看。 的确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不过魔心破绽修补与否，应该是无法看出来的。 <sighs> 已经好了。那，边叶梅并不知道你好了。也许吧。可这一战，你原本可以避免，又或者再延迟一些。 <laughs> 你看那海棠如何？灿烂灼灼。 绯色妖娆，嗯， <laughs> 你这是做甚？ <laughs> 催花呀？那花开的好好的，为何要去伤它？ <laughs> 看，阿乔，这就是你与我最大的不同。在我看来。 那花已绽放过最好的模样，再开下去，只会一天天枯萎。我送它上路，将它最美的时节留在你心里，这样不好吗？ <laughs> 许多人成日蝇营狗苟，为了些许小利，动辄与自己过不去，这是小人物的悲哀。江湖人快意恩仇。 其实，换句话说，也是为了摆脱小人物的悲哀。人生在世，若不能活得轰轰烈烈、随心所欲，有何意义呢？而人与花是一样的。可是，当年我能挑战崔尤、望齐凤阁，如今自然也可以挑战葫芦谷。 胜负固然有悬念，可正因如此才会精彩。若胜负已定，那与一滩死水有何区别？这一战的确有你的缘故，但更重要的是为我自己。阿乔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从前。 我将人分为两类，嗯，一类是对手，一类是蝼蚁。但现在，我的想法变了。你与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，骨子里悲天悯人，甚至愿意舍己为人，不求回报。从前我以为你终究会在形势面前低头，学会改变。 你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人世如流水，你就是那块磐石。无论流水涌向何方，你也永远不会转移。 <laughs> 难得能从燕宗主这里听见我的好话，真是不容易。贫道深感荣幸。你心中对我还有旧怨？ 恰恰相反，我很佩服你。这世上能活得自意的人不多，燕宗主却是其中一个。在没有下山之前，我对天下与江湖都是道听途说，从未用自己的双眼去看过。如果没有燕宗主，我未必能活着在这里与你说话。啊。 <laughs> 所以你还不承认他像你？你自己回头看看。你，你摸我头做什么？嗯，嗯，嗯，喏。嗯嗯嗯嗯乖。这世上聪明人很多，但有自知之明的却不多。 发现自己的缺点，愿意去改正，还不吝于说出来的，更是凤毛麟角。你其实什么都明白，却仍愿意宽容的去看待，去包容一切与自己不同的人和事。 <laughs> 多谢你，阿乔。嗯。谢谢你以德报怨啊。 你救了我多少次，我都数不过来了。难道不应该说声多谢吗？你也救了我不少次，何须言谢？嗯，这样说来，我们的交情已经到了无需言谢的地步。 <laughs> 你，也知我树敌无数。 论过命交情，就只你一个。我与呼噜姑一战，生死难料。想要找个托孤的人，也只能想到你了。什么托孤？ <sighs> 幻月宗收徒。 贵精不贵多，所以我门下至今只有边延梅与玉生烟二人。论资质，边延梅只能说中上，他的聪明是在别处。至于玉生烟，他在学武上有天分，但还太年轻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们二人势单力孤。 还需你帮忙照看一二。死，你这是在为我难过吗？你说你的魔心破绽早已弥补，与葫芦谷这一战，自可全力以赴。不错，但凡事总有例外，更何况对手是葫芦谷。或者你希望我狂妄的说？ 我一定能赢吗？燕宗主若说出那样的话，我半点都不会意外。你先起来，别压着我。 <laughs> 燕宗主的托付，我明白了。 若幻玉宗有事，只要他们不伤天害理，我都会尽力维护。阿乔，你待我这样好，让我如何报答？待友以诚，何须回报？旁人梦寐以求的金银财宝、名利荣华，在你眼中却一文不名。这话不对。 其实，我也爱名利荣华。嗯，在江湖，实力是最好的靠山。这点于我，与玄都山都是。但玄都山既是道门，就不可能不与朝堂关联。先前你为我与阳间牵线，让玄都山也能在长安立足，我很感激你。 所以名利荣华也还是有用的，只要保持足够的清醒，不陷入其中。所以你是特殊的，这些东西于你而言都是身外之物。我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到真正能回报你的东西，只能以自己来回报了。 你说好不好？不，不好。原来你喜欢在上面，不早说。 就只能将自己送上，难道还不行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在山洞里的情景？还请严宗主放手，我不习惯这样与人说话。反正也没外人，我都要赴死了。 听我说几句话的耐心都没有吗？说吧。 <laughs> 但方才我想了一下，说再多，还是不如直接走。 <laughs> 是，师师尊，呃，那个，能不能当我没来过？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 李大管事，距离决战还有不到两日，抚宁县的客栈早就住满了，数不清的江湖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到镇上来。有家客栈被临川学宫包下来，据说公主乳烟客会将亲临此地。嗯，那天台宗呢？还有青城山、琉璃宫、法经宗、合欢宗那些呢？都来了。远在土御魂的巨蛇智者也派弟子来看，显然是不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决战。 哦，那怪不得了。许多人武功平常，登不上鹰毁峰观战，于是，在山下的抚宁县等听结果。唉，对寻常人而言，这等盛况，哪怕只是远远观之，也是一辈子难有一回的奇遇了。嗯，你先去歇息一下，待我把情况禀明宗主，你再回镇上去盯着。是。 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听说现在抚宁县上最大的赌坊同福赌坊已经开了盘口，押宗主与葫芦姑胜败。嗯。嗯嗯。嗯。乔，过来，这小鹿挺乖的，你干嘛总欺负人家？ 哼， <laughs> 哎呦，啊，对不住，我只是想用树叶挡住他丢过去的核桃壳，没吓着你吧？啊， <laughs> 没没没，神掌教好武功。 <laughs> 压多少了？啊，是压的一赔十。压谁？压主人赢。那若是葫芦孤赢呢？ 一赔二，哈哈！看来他们不看好我呀。你这样，我也不看好。嗯，本座哪样了？难不成大战在即就要茫然失措、寝食难安？还是泪眼汪汪抱着你的大腿说：“阿乔，我不想去了。”嗯？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。再说幻月宗，我都托付给你了。大不了脑袋再开条缝，反正又不是没开过。 <laughs> 开了缝，说不定你的谢灵还能再回来，你们就又可以卿卿我我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想到昔年师尊与葫芦姑那一战之后，说的一些心得。 时隔多年，我记得也不多，兴许没什么注意，但你听了，总好过毫无准备。嗯，你说，师尊曾说，葫芦姑是个练武奇才，他几乎所有兵器都练过，也称得上精通，但最后，却选择不用任何兵器，只凭一双肉掌。那不仅是因为他内功精湛，更因为他将所有兵器。 都融入了招式之中。然而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他也必有弱点。二十多年前，他败给师尊，是棋差一招，也是内力略逊师尊一筹。但这一次，你再与他拼内力，可能并无胜算。所以，要在其他地方寻找破绽。 这番话，对你未必有用，但就略作参考吧。明明是我要跟葫芦谷交手，你倒紧张的不行，难为你了。这一战非同小可，只有你还悠哉悠哉。难道你没注意，这两日连庄子里的人都神色紧绷了吗？哈哈哈哈哈。 我知你担心我，何必拿别人来作陪呀？啊，这样整日坐着多无趣啊！来，我带你去玩。嗯，去哪？一个好地方。 <laughs> 你以为你是夜巫师呢？就是啊，怎么回进你们报上名了？我报上名了，你是谁？喏，就这里，同福赌坊，进去吧。 哎，贵人要换木筹吗？换，拿着。哎，拿好，拿好，您的木筹。嗯，你再帮我下个注。葫芦孤雨燕无师一战，妖燕无师赢。哎哎，好。这是赌大小，最容易玩。三个桃子合起来少于十点就算小，十点以上就算大。 齐凤阁从前肯定不会带你来赌坊吧？师尊怎么会带我来这种地方？呀，来，这里啊，可好玩了。你看，哪怕这样简单的赌大小，那些人都全神贯注，生怕看漏。哎，开大！来来来来，下注下注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，快趁早下注啊！来，来来木拿着。

还是买单，还小，怎么回事这年头道士也喜欢赌钱了？才一百一个准都连赢四回了。他背着剑，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？跟他一同来的那人我认得，就是叶无师，他还让我下注呢。什么？ 你快去把东家找来，备上大礼，赶紧把这两尊大佛给送走。啊，他再赢下去，咱们生意都不用做了。 真是！你笑了。拜你所赐，我真是头一回被人赶出赌坊。你是不是运上内力去听人家头子？了？我又不知，在赌坊里不能用这一招。这是规矩，否则天底下再不会有一间赌坊让你进去。 反正若不是你拉着我，我也不会进去。哎，你赢了不少，没用内力？ <laughs> 这间赌坊口碑不错，庄家不出千，大家各自凭运气。你不觉得用内力去听骰子，事先知道了结果，反而很无趣吗？嗯，凡事留点未知悬念，是会多些乐趣。 大爷，小姐，给口饭吃吧！大爷，这是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施舍。大爷是菩萨在世，福禄双全，感谢大爷，感谢大爷。人生处处皆是赌，投胎是赌。有人生到好人家，衣食无忧；有人生做乞丐子，天生贫困。 娶妻嫁人也是赌，夫妻和顺有之，家宅不宁也有。平庸市井之家也好，钟鸣鼎食之家也罢，乃至天家帝王，哪里不是一场博弈？叶无师，你骨子里就是个赌徒。 <laughs> 知我者阿乔也。若是与葫芦姑一战十拿九稳，我还去做甚？只因胜负未定，所以才有趣。少了这些悬念，人生岂不乏味的很？世间如你一般肆意之人，怕也少见。 <laughs> 来，赢了钱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赢来的赌金。 刚刚给乞丐了，嗨，赢钱是为痛快，痛快就要请饭，与赌金有何干系？ 梦随梦，天地皆游。晨雾之际，一眼开九州。冷月抬手，别扬雨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白虹。不问春善几。 与我肩上花零落，与你相撞花万千星风，同行后。 是辗转都来此停留，是你踏夜而过，赠我刀锋，换痴这剑梦，生死情奉送。不问春山地裂斜云中，流星与我肩上花玲落，与你相撞花。 相同。 乔，你在为我难过，生怕我与葫芦谷这一战一去不复返，是不是？说来也奇怪，若换了我自己与葫芦谷交手，只会觉得人生终有这一日，心中豪气干云，再不会想起他。但若朋友这样做， 我却只剩下担忧了，阿秋，我很高兴。啊，这是葫芦孤影了。 这一切不过是你设下的一场骗局。